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传统密码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，简单的密码依然是大多数人保护个人隐私的最常见方式。 以人体生物特征作为密码，真的可以变为现实吗？回答是肯定的。距离我们越来越近的眼泪密码便是如此。由于眼泪作用于角膜的结果无法被复制，因此眼泪密码的安全性有了质的提升。眼泪密码之所以保密性强，是因为每个人的角膜都有独特的图像，扫描仪可据此甄别不同的人。 如果黑客偷取并使用某人上次使用过的数据，机器会认定其无效，因为它懂得每次扫描结果都应该有细微的变化。这是因为角膜表面因有泪水而湿润，因此数据是实时改变的。还有科学家在探索声音密码，也有银行推出指纹密码，不过生物密码技术目前并不完全成熟。 假如一个人的手指肿了，那么机器则无法识别出指纹密码。十一，关于传统密码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二，关于眼泪密码可以知道什么？ 十三，目前已在银行使用的生物密码是哪一种？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蛤蜊身上长着像树木年轮一样的纹路。 每成长一年，它就仔细的画上一道完美的圆圈。科学家们数了又数，身上有一百二十多圈的蛤蜊并不稀少。也就是说，这些蛤蜊穿越了一个世纪，又健康快乐的生活了二十多年。目前发现的最高龄的蛤蜊为五百零七岁。想知道蛤蜊长寿的秘诀吗？夏天对许多动物来说。 都是最享受的季节，他们大口大口的吃东西，以保持正常的新陈代谢。夏季的美食足够丰盛，他们不担心会没有东西可享用。对于蛤蜊来说，夏季是最幸福的季节。他们要繁殖后代，要承担起做父母的责任和义务。他们没有过多的时间去享用美食，他们的生活简单而快乐。冬天到了，宝宝们长大了。 爸爸妈妈也自由了，但这时候草木枯萎，万物藏匿，格力吃不到多少可口的食物。好在他们习惯了节省而优雅的生活，只要有一些东西吃，就足够满意和幸福了。正是这些高贵的品质，保证了格力的长寿。也许聪明的人类，这时你恍然大悟了吧？我们总能够从格力身上想到些什么吧？ 十四，目前发现最长寿的蛤蜊多少岁？十五，对许多动物来说，夏天是个怎样的季节？ 十六，蛤蜊在什么时候繁育后代？十七，人类从蛤蜊身上能悟出什么道理？